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这个在大家伙的印象当中啊，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防守啊，就战争当中的防守是怎么理解啊？一般来讲呢，就是咱们都会认为防守嘛，肯定是处于劣势，而进攻一方呢，肯定是处于优势的，兵力占优才会进攻。所以防守的成功呢，无外乎就是要守住防线。 啊，而这个进攻一方啊，这个让进攻一方无法往前这个突进啊，达到呢阻碍敌军进攻的目的，这个防守呢就是成功了啊。但是这个呃，这么说比比较比较比较笼统哈，反正我觉得可能男男孩喜欢足球比较多吧，球迷比较多是吧？喜欢足球的就是呃，典型的有一种。 提法叫防守反击，那意大利人做的比较有代表性，啊，就是别看这个意大利人在战场上这个丢人现眼啊，在球场上那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是吧？据说这个这个意大利队还特别擅长踢德国队，那这事儿很有意思，是吧？那么这个在足球防守反击的这个踢法当中啊，咱们就会这个看到，是吧？意大利队呢一般是组成一个铁桶一样的防线啊，然后呢。 对方球员忙于进攻，疏于防守，两翼有空当的时候，突然来个抢断啊，大开大脚。意大利队的进攻球员啊，三脚两脚传球就会传到对方的禁区啊，然后这个射门啊，所以这是看着这跟兵法一样很有艺术啊。当然了，球场跟战场是有这个。 区别的啊，在战场上能这么干的人凤毛麟角啊。而咱们讲德国的莫德尔上将，啊，后来的元帅啊，就是把这种打法发挥到了极致的大师。上一讲咱们讲啊，一九四二年的一月，莫德尔临危受命啊，被任命为呢德国第九集团军司令。 这个时候的第九集团军呢，虽然还这个编号啊，就是编制还是集团军啊，但是能战之兵已经降到了原来的两三成啊，可能就是一个军的实力了啊。呃，可是呢，依然把守着交通要冲勒热夫啊，这个地儿很很有名啊啊，绞肉机啊。 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啊，但是它为什么这么金贵啊？因为它是莫斯科、斯摩林斯克、列宁格勒的中心位置啊，也是这个毛子兵以前军用物资的中转和储存的地方啊。据说这个苏联人撤退的时候啊，就炸毁了这个储存的满满的这个军火库啊。这个军火库爆炸之后升起的蘑菇云。 几十公里之外都能看得到啊，所以你可可见这个位置很重要。现在的第九集团军就相当于是一把蝎子，单刀直入苏联的这个防区，它对面啊是科涅夫率领的整整一个加里宁方面军啊，这压力啊是可想而知啊。 莫德尔和这个第九集团军的前任司令施特劳斯大将交接完工作之后，是吧？带着一个淡定的表情啊，就进入到了这个作战参谋室。这时候参谋正打包呢，啊，收拾东西呢，是吧？什么该带，什么不该带，是吧？牙膏、洗面奶，正正收拾呢，收拾干嘛？准备撤。莫爷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停止撤退计划啊！牙膏搁搁回原地儿去，洗面奶都搁回原地儿去，是吧？ 然后从容不迫，拿起这个手杖啊，指着作战地图，自信满满，啊，说你别看毛子兵现在攻势虽猛，但是呢漏洞百出啊，他们的两翼暴露出来了啊，我们现在就要从他们的两翼发起反击啊，把科涅夫的第二十九和第三十九集团军直接拦腰斩断，围而歼之。旁边参谋直接就就懵逼了，是吧？说将军阁下。 元首给您补充了多少援军？您可以完成这样的宏图伟业，是吧？莫德尔非常不屑，要援兵算啥本事？我自己就能搞定。旁边人心说：“这精神病院大夫也太失职了，这样都能跑出来。”但是莫德尔啊，确实没有说嘴啊。希特勒呢，确实给他用另一种方式调来了援兵。 一月十五号，那希特勒收紧了防守卡卢加等次要阵地的三个集团军，依次后撤，啊把防线拉平，然后呢，把四个师的预备队调整出来，给了这个莫德尔。啊在当时德军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就是雪中送炭啊！可是就在莫德尔准备施展报复的时候，苏联军队竟然不揣冒昧。 抢先在南部的这个维亚季马方向打击德国第四集团军啊，这一下没法整了，是吧？第九集团军、第四集团军手心手背都是肉，舍谁都不合适。于是呢，希特勒就这个命令啊，莫德尔火速增援维亚季马方向啊。但是莫德尔知道，一旦要这么玩那整个的勒热夫防线。 就歇菜了，是吧？毛熊就有很有可能改变现在有利于德军袭击毛熊侧翼的阵型啊，那我的如意算盘就白玩了。于是莫德尔亲自飞往狼穴啊，去跟这个希特勒理论啊。希特勒一开始很坚持，照爷说的来，是吧？爷现在已经是陆军总司令了，那必须来，啊但是你别看莫德尔平时啊，这个。 笑笑眯眯的老师，微笑大爷的那那么那那么一个表情，关键时刻直接对小胡子元首说 “no”，是吧？而且斩钉截铁的说：“啊，元首您是整天盯着地图的，哥们儿我是盯着前线的，你必须听我的，啊！”希特勒一听，哇，原来古德里安够横够流氓的了，让我骂的一愣一愣的。现在这家伙居然这么横！ 这希特勒居然怂了！啊，我他他是不是太有把握了？行吧，啊，那既然尤其这哥们是自己钦点的将啊，那得给他个机会，不能太折面子了。说好吧，小莫，那你干去吧，啊，但是你得立下军令状，街亭失守，提头来见，是吧？我斩马谡，是吧？所以这个莫德尔说没问题是吧？赶紧拿笔写，是吧？如果这地儿丢了，脑袋给你玩，是吧？当球踢，啊，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是吧？然后，心满意足的。 离开了，希特勒事后跟旁边的这个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啊，说这小子呀，眼神充满了坚定啊，我我信任他啊，但是我可不愿意在他手下卖命啊。”你还真别说，啊，希特勒很吃这位同样是出身低微的小个子将军的这一套，俩人惺惺相惜。 是吧？惺惺相惜。莫德尔也不是贵族嘛，名字里没冯，个儿也不高，跟希特勒一样啊。其实希特勒一米七五呢，那只不过德国人全都牛高马大，显他矮啊。他跟拿破仑还真不一样啊。所以呢，哎，他能听进这个莫德尔的意见啊。那这样，莫德尔就回到了这个部队。 到部队一看，前线情况已经要控制不住喽！啊，德国第九集团军左翼完全被苏军突破，勒热夫是孤城一座，被围得铁桶一般。紧接着，苏军趁势一路向西，眼瞅着要进逼斯摩林斯克了。但是老子曰：“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啊，苏军就闷了个头，关住了往前冲，跟猪拱绳似的，是吧？你要说之前，古德里安这么干没问题。 人家跟霍特霍大爷两翼配合，互为犄角啊！但是苏军啊，尤其是脑袋光光的科涅夫同志啊，他他不光那头皮光光，里边也光光啊！这么干就是毫无章法的傻干啊！他甚至都没有想着要切断德军的公路补给线。莫德尔看到这种情况，乐的呀，鼻涕冒泡啊，一个接一个往外 哎呀，科涅夫啊，科涅夫是吧？这天助我成功，给我弄来这么一个二逼对手。那你是死催的，就别怪我抄你后路。于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号啊，莫德尔命令部队冒着严寒，带着装甲部队的全部家当，四辆坦克，直插苏军身后啊！别小看这点部队啊！ 苏联人一瞅，震撼极大极大极大极大。为什么呢？不是我们进攻吗？不是德国鬼子都被我们包围了吗？这玩意儿哪儿来的呀？是不是从法国开来增援的部队？是吧？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谣言比什么都快，是吧？你想这个。 苏军士兵人数虽众啊，好多都是没怎么训练过的新兵、新兵蛋子，那临时抓来的，给身二尺半，是吧？发条枪您就上战场，一听这个，吓得撒丫子就溜，是吧？而且呢，苏军这个时候补给困难啊，啊，已经有断粮的危险，骑兵都杀战马了。 啊，所以在之后的两天的时间，莫德尔带着他这支都端不上台面了、寒酸到无限的军队，居然打通了跟包围圈内七个师友军部队的联系。这么一来，对苏军就意味着一个严重危险的事情，什么呢？他们被切断了后路，啊，然后。 被装进了德军前后一百多公里纵深的一个大口袋里。对于苏军来讲，更悲催的是，摊上了科涅夫这么一个反射弧巨长的指挥官，是吧？没啥办法了啊！人的命天注定啊！你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是吧？科涅夫反射弧长到什么程度呢？这时候，是吧？ 您就是一傻逼！您从地图上您都能看出来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多危险，但是好几天之后啊，好几天之后是吧？莫德尔已经就二月份了，莫德尔已经从容不迫的指挥部队是吧？从苏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后方发动了突然进攻，科涅夫同志才觉得奇怪耶。 怎么，德国鬼子从我后边打过来了？哇塞，我好像被敌人包围了耶，是吧？不光是被包围了，而且被包围的还不光是科涅夫，是吧？在德军的这个大口袋里边，装着加里宁方面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和第十一骑兵军。与此同时，隶属朱可夫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第一骑兵军也在这个包围圈里。 啊！但是同样是在被包围啊，两位指挥官截然不同的指挥方式啊，让他们的指挥水平是高下立判啊。一月二十五号，朱可夫就发现苗头不对，但是呢，部队冲得太远，撤是来不及了。于是朱可夫命令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叶夫列莫夫，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从德军的包围圈当中建立起坚固的防御工事。 这支部队竟然在这个包围圈里英勇坚守了将近七个月。叶夫列莫夫也真是个爷们儿，果断拒绝了登上去往莫斯科的专机撤退，而是选择跟他的士兵在一起啊，还有当卫生队长的夫人啊，集团军卫生队长啊，也一起坚守，直到这个。 四二年七月份，部队撤离啊。但是这个时候，叶夫列莫夫将军身负重伤，为了这个避免被俘啊，他跟妻子一块自杀殉国啊。这壮烈的一幕被德军看到了，深受感动啊，隆重安葬了这位让他们钦佩的敌军指挥官啊。说明在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这个战争当中啊，真正的军人是被所有人尊重的，包括被这个。 敌人啊，也不知道以前也姓叶的那个叶老棉科同志啊看到之后会有什么感触是吧？三十三集团军在德军严丝合缝的包围圈当中周旋了半年啊，也算是打得非常不错啊。毕竟是朱可夫的嫡系部队啊，不能给长官丢人。相比之下，科涅夫同志的部队那就有点陷的不好意思了啊。隶属于这个加里宁方面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 哎，倍儿有意思啊！就有点说我们像前面讲的那个基辅合围是吧？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洛斯那傻缺干的事儿，先把电台砸了啊！集团军司令先把电台砸了，为什么呢？密码不能泄露啊，那然后告诉底下各军各师各旅，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是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分头突围啊，没头苍蝇一样乱碰。实际上，当时二十九集团军司令施维佐夫少将有两个选择，第一个。 跟三十三集团军合力组成游击区，或者集中兵力一起突围。但是估计这个施里佐夫少将可能比较清高啊，不愿意跟三十三集团军合伙，所以他一被围自个儿先跑了啊。那你倒想好了往哪儿跑啊？你你你撤得做计划，管他娘的呢！我先跑，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他跑了啊！所以面对这样脑残的苏军部队和脑残到不朽的指挥官是吧？科涅夫。 莫德尔哪能放你一条生路？为了堵住二十九集团军撤退的这个道路啊，莫德尔亲临亲临前线，并且呢，调来了德军王牌中的王牌、精锐的精锐，以血腥狂热著称的党卫军帝国师，死死堵住了这个伏尔加河沿线的渡口啊！莫德尔亲自召见啊，党卫军帝国师元首团团长。 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库姆啊，这个党卫军的这个衔儿啊，跟正规军是有区别的啊，是是有区别的啊。他的这个这个军衔呢是，呃，突击队员啊，的党党卫军的军衔叫突击队员，突击队员就相当于兵嘛，啊，相当于兵。然后呢，哎，这个三级小队长、二级小队长、一级小队长是吧？这个小队长就相当于士官，突击小队长相当于士官。 是吧？然后突击中队长，三级、二级、一级，就是中队长就相当于尉官啊。三级突击中队长就是少尉，一级突击中队长就是上尉啊，就是上尉。然后突击大队长就两级，二级和一级，一级突击大队长相当于中校啊，相当于中校。然后齐队长，齐队长相当于这个这个上校啊，旅队长，旅队长相当于这个这个少将啊。然后党卫队地区领袖。 啊，地区领袖相当于中将，全国领袖相当于上将啊，然后国家领袖啊，这就是就希姆莱一个人是吧？所以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就相当于国防军的中校啊，团长嘛啊，就嘱咐他啊，嘱咐库姆小库是吧？哎，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去。小库说放心，大冬天的没苍蝇是吧？所以莫德尔的这个防御之所以这么牛，最重要的就在于他敢于把部队分拆。 啊，一般一个师，他赶紧按连建制啊，一个装甲师给你按连建制拆分到各个部队，哪有漏洞及时填补啊。所以这个进攻的苏军呢，就会感觉一拳啊打到这个沙子里去了，是吧？ <laughs> 砰砰砰，打打沙子，苏军又不会铁砂掌，是吧？德军防线可以被打到收缩，但是你怎么打也打不穿。所以对面大光头克列夫一瞅，这不行啊。 啊，我整整一个二十九集团军，我本来是想进去占便宜的，是吧？说免费啊，结果被包饺子了。这要让元首知道了，咱们活包了我呀，对吧？于是命令三十集团军拼死从外围凿开口子，一定要把二十九集团军给我救出来啊！接着就看到了苏德两支接到死命令的部队在伏尔加河畔展开了一场绞肉机一般的厮杀。 所以后来有的这个历史学家就把勒热夫战役比成呢一战的凡尔登战役，啊，说惨烈程度跟它齐名，才有了这个勒热夫绞肉机这个称号。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